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上一讲咱们讲英军新任的北非司令官奥金莱克将军啊，组织了十字军西征，卯足了劲儿想给隆美尔来个下马威。自从一九四一年二月隆美尔登陆北非以来，一路呢是踩着英军的后脚跟儿往东。 追出了两千公里啊，取得了这么辉煌的成果。随着英军十字军行动的成功，英军搞了这么一个艰难的西征啊，一下把隆美尔的这个战斗成果基本清零了。不过呢，战争往往是充满着不确定。虽然隆美尔回到了起点，但是英军并没能拿下终点。为毛呢？因为。 英军在漫长的战线当中遭受了之前一直困扰德国人的补给问题，英国人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隆美尔现在在舔伤口攒实力，准备绝地反击，而且这一次反击，真的会把这些在西兰尼加屁股都没坐热乎的英国佬，直接赶到埃及，一路追到著名的阿拉曼防线。 所以，从这个一九四二年隆美尔反击开始，已经算是后来阿拉曼战役的前奏了。首先，看看这个隆美尔的底气从哪儿来。一九四一年底，德国的空军名将阿尔贝特·冯·凯瑟琳元帅。 奉命调到了新成立的南部战区，担任总司令，连同他强大的第二航空队主力也从苏联一起调过来了。要知道，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是专门用来支援巴巴罗萨计划当中最强大的中央集团军群的。 所以调集这么强大的一支空军力量过来，说明德军统帅部十分重视争夺地中海的制空权啊，从而呢能够保证隆美尔北非军团的补给得以顺利进行。四一年十二月底的时候，凯瑟琳就针对英军地中海的补给枢纽马耳他岛进行了狂轰滥炸，并且计划连同意大利空降兵仿照克里特岛战例。 空降马耳他虽然未能够有效实施，但是马耳他的港口设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这段时间，地中海制空权牢牢的被轴心国控制。为隆美尔输血的运输船队也享受到了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安全，送来了大量的补给。四二年一月初，隆美尔的装甲部队迅速恢复到了一百五十辆坦克左右。 是吧？而且呢是比较新的三号、四号坦克。那三号坦克装的是五零炮，四号坦克装的是七五炮。这些家伙啊，对付英军的这个马蒂尔达坦克，可以说占有绝对优势那 打英国的那些巡逻坦克，那更是碾压。所以呢，在反击之前的一月上半，隆美尔每天的工作就是坐着飞机啊，勘察地形，跟参谋们呢一起这个制定反击计划啊，然后给他的这个 Lucy 宝贝儿写信啊，透露了一种迷之自信啊，甚至说：“我根本就不会向身边人透露半点我的作战计划。”为什么呢？他们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们看不穿。到时候。 你们执行就完了，我懒得跟你们废话。为了掩人耳目，隆美尔在前线的普雷加港故意安排部队呢进行撤退表演，人员该撤的撤，啊，物资该搬的搬，啊，该烧的烧，这演技比那些个 N 线明星强多了。所以这么好的表演肯定会让这个观众跟着入戏。在一月底的英军情报系统里，几乎是一边倒的确认德军即将撤退。 北非战役胜利在即，在这个召开作战会议的时候，啊，北非英军司令奥金莱克十分确信的盯着地图，对周围的将军们讲：“隆美尔准备颠儿了，咱们再熬两天啊，就能回家了。”啊，你说这英国人真是既吃不记打，是吧？你这些情报都是截获的德军统帅部，甚至是意大利统帅部，你分析来的，你难道就不知道隆美尔一向都是跟上面反着来吗？啊，也不知道这个。 维维尔卸任的时候，跟没跟这个奥金莱克交接工作啊？这都是维维尔吃过的亏，应该告诉奥金莱克呀！那所以，就在英国佬做美梦的时候，沙漠之狐准备要咬人了。一九四二年的一月二十一号早上八点半，隆美尔进攻开始之前啊，这个。 元首终于给自己的这位大保镖确认了名分，正式把非洲军团更名为非洲装甲集团军。现在你不仅工资条的待遇是集团军级的了，权限也同步了。根据此前制定的计划，隆美尔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阿杰达比亚以东的英军第一装甲师啊，手下两股装甲部队按照计划要对他进行合围，对吧？ 英国人直接就懵逼了，哎，我们头儿跟我们不是这么说的，呀，不是说德国人已经准备撤退了吗？啊，这德国人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不到半天时间，在德国人穷追猛打之下，英军第一装甲师损失过半，向东退去。隆美尔的这次反击轻轻松松拿了一个血。正在这个隆美尔嗨嗨皮皮的准备继续向前全歼英军这支残兵败将的时候，有人不高兴，出来搅和。 谁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意大利的盟友也是。隆美尔这次突袭是不光把英国人弄傻了，意大利人更蒙圈。啊，这这这哪儿哪儿跟哪儿呢？这怎么回事？不一直是英国人围剿咱们吗？咋回事？啊，你咋喧宾夺主啊？啊，你咋这个这主动出击了？啊，所以高傲的意大利人不能善罢甘休。我们是被围剿的，我们怎么能围剿别人呢？一月二十三号，意大利军队总参谋长卡瓦利诺元帅。 亲自飞到隆美尔指挥部，那对隆美尔严厉申斥：“隆美尔，谁让你打的？你打就打呗，是吧？你打之前得告诉我们一声啊！虽然我们打仗不中用，但你也不能太不拿我们当回事儿啊！北非好歹是我们的地盘，我告诉你，这次尝试性攻击我就不追究了啊！你见好就收，我这儿有领袖墨索里尼的圣旨，隆美尔跪听宣读，赶紧给我收手！”隆美尔站在那儿，用鄙视的目光看着这位。 满身香水味的意大利军队元帅啊，云淡风轻说：“只有我们的元首可以命令我啊，你们的领袖算个屁！呀、你们的领袖不过是我们元首的小马仔而已。我伸出一个小指头，轻轻的一推，就把你推倒了，是吧？你给我一边待着去，这仗我会一直打下去，出了事儿我担着。” 您赶紧请回，这边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不适合您这位贵人待着。防晒霜带了吗？六十倍的你有吗？给他一瓶，是吧？这地方晒爆了皮，对你不好。卡瓦利诺这个恨呐，悻悻而归啊！兔子等着瞧，啊姓龙的你丫等着，咱俩没完。回去之后就命令意大利军队不许行动，不要跟着这个这个这个龙妹尔啊，让他自个儿作去啊，揉作揉带。 不得不说呀，你没了这个意大利军队在旁边打酱油，隆美尔的攻势呢确实受到了一些影响。不是说意大利人不能打仗，不能打仗他也是人，有几头人在那儿摆着就能盯住英国几条枪，英国就得分兵啊。你没这些人，草船都能借箭，你甭说这帮人了，是吧？所以有一点影响，稍许调整之后啊，一月二十四号，德军又向英军发起了进攻。 英军短促抵抗，逐渐不支，向东退却啊！德军在后面踩着脚后跟狂追，据说最快的时候四个小时追出去九十公里，是吧？你想那个那个时候，这个坦克呀，尤其是中型坦克，开到三十公里的时速就顶了天了，那所以这几乎是这油门得踩到底啊！这踩到底再狂追啊！英国人跑的够快的啊，德国坦克质量也够好的啊，插上翅膀就飞起来了。 就这样呢，一路向东，一直追到了英军刚到手没焐热乎的班加西。之前咱们说呀，这个上次隆美尔来的时候呢，英军在班加西就点燃了四千吨的大礼炮，那就物这个补给物资给给烧了，那点燃了。这次呢，德军来的太突然，英国人连点礼炮的功夫都没有就跑了。那到了一月二十九号，班加西再次入手。 英军就全面崩溃了，第八集团军就溜了。隆美尔流着哈喇子进城啊！为啥？这港口满是英军卸来的补给啊，光卡车就一千三百辆，这是德军急需的，落在了隆美尔的手里。隆美尔捂着心脏，my god，幸福来得太突然了！那英国佬真大方，那卡车都来不及炸，给我扔这儿了啊！ 隆美尔的消息传到这个街头巷尾，欢呼雀跃。啊，这个这个，简直大家都高兴坏了。为啥？德军这个时候在苏德战场刚刚经历了莫斯科城下的败北，特别需要正能量啊，来缓和一下。所以这个隆美尔这一针强心剂及时注射了进来。希特勒在公众演讲当中专门赞扬了隆美尔的功绩，并且在同一天。 晋升隆美尔为陆军大将，对于隆美尔这位刚刚迈入五十岁的年轻将军来说，离职业生涯最高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这个在给 Lucy 宝贝儿的信中，隆美尔对国家、对元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那 Lucy 在给隆美尔回信的时候，告诉呢，告诉他，咱家里啊。 摆满了崇拜者和道贺者送来的鲜花礼物啊！你看我给你拍的小视频啊，太多了，这东西是吧？而且呢，这个隆美尔觉得自己的人生啊，成功啊，还差一个小小点儿啊，还差一个小点儿啊！如果上了这最后一个台阶儿，就圆满了啊！这个台阶儿。 在隆美尔的心目中是有定数的，什么呢？让他又爱又恨，虐他千百遍，他待他如初恋的那个托普鲁克啊！只要占领这儿，我就圆满了。占领了班加西之后，隆美尔没有再往前进攻，为什么？补给，补给，补给！说一千道一万就是补给。我要吸取上次吧这孤军深入的这个这个教训，所以英德两军把战线稳定在了贾扎拉啊，然后呢三个月相持啊。之所以这个这个这么长时间啊，给隆美尔放长假。 不是隆美尔打累了啊，是德国最高统帅部这边没主意。先不说哈尔德哈老爷子这边，就连希特勒对于北非战场也实在是无力顾及，因为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对付苏联的夏季攻势啊，对苏联开展夏季攻势。中路占领莫斯科就甭指望了，莫德尔呢看好这个勒热夫阳台就行了。那北边就更甭提了，唯一的希望。 是南方乌克兰这条资源战线上取得一些进展啊，比如顿巴斯、克里米亚、高加索产油区，尤其是当面之当务之急，拿下斯大林格勒这个南方大枢纽。四二年三月中旬，隆美尔飞赴狼穴啊，向元首请求增加兵力，保证一举碾压英军的残兵败将，但是元首没有给出答复啊，因为就算北非这边也有两个战略目标。 一个，是隆美尔要陆地上往前推进，同时呢，凯瑟琳元帅负责的地中海交通要冲马耳他岛不能不管。隆美尔制定了推进到尼罗河的阿依达计划，凯瑟琳也制定了攻占马耳他的大力神计划。那现在就有一个谁先谁后的问题了。直到四月三十号啊，在有希特勒、墨索里尼参加的作战会议上。 才最终确定，首先攻占托普鲁克，那就是肯定了隆美尔的作战计划，然后再夺取马耳他。因此，时隔半年，隆美尔跟托普鲁克又要见面了。隆美尔回到利比亚，抓紧时间啊，投入布置，打击英国人，并且占领托普鲁克。五月二十六号，指挥九万德意联军，带着五百多辆坦克啊，当然了。 啊，这些坦克多一半是梅德因意大利的玩具坦克啊，撑场子用的啊，只要能开起来就完了。浩浩荡荡向英军贾扎拉防线发起进攻，英军几乎再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虽然英军也得到了空前补充，尤其是得到了四百辆美国的 M 三格兰特式坦克，人数也占优势啊，但是呢。 战争在势均力敌的时候，应了那句话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德军志在必得，英军进退维谷，这么着是打不赢的。战役打了将近二十天，英军主力装甲部队大部被歼，德军占领托普鲁克城外的战略要地阿德姆。啊，加拉扎战役以隆美尔胜利而告终。到了六月十七号。 带有黑色十字的坦克再次开到了托普鲁克城外。由于托普鲁克城外英军主力基本被击溃啊，尤其是连阿德姆这样的屏障都丢了，所以说这次英军的死守啊，基本上是困兽犹斗。此时此刻，奥金莱克心里也知道，托普鲁克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是吧？ 城内的守军呢，也都是印度军队、南非军队这样的杂牌部队啊。更悲催的是呢，这些人根本想不到，我们十字军牺牲才几个月的时间，怎么德国佬又打回来了呢？是吧？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守军万念俱灰，也没啥心气儿去抵抗。六月二十号，隆美尔站在城外的高地上，透过清晨的薄雾。 用望远镜观察着整个托普鲁克，这一次自信满满。早上五点半，城内还在沉睡的时候，一百多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带着恐怖的尖叫声，飞到了托普鲁克上空，准确的把炸弹投在了各标地区域内。英军原本就破败不堪的攻势，这一下彻底被强拆了啊！早上八点，部队开始进攻。 担任主攻的是德军第十五装甲师啊，打配合的呢是意大利军队里边相对表现还不错的阿雷埃特师，哥俩手拉手顺利突破英军的反坦克壕沟。虽然英军出动装甲部队反击，但是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军，很快退去。到了下午五点，三分之二的要塞基本上被拿下，很多没来得及撤退的英军船只要么被俘获，要么。 被击沉在这个港内啊，隆美尔当时是这个又喜又悲啊，跟自己的参谋长说啊，经历了多少磨难呐，咱们终于看到了这一幕，这都是咱们士兵的功劳啊。六月二十一号清晨，英军要塞守兵司令克罗普将军的指挥部楼顶上升起了白旗，宣布投降。 在这场并不算惨烈的攻坚战当中，三万三千英军被俘。隆美尔第一时间给元首报喜，文字特别简单：六月二十一日，整个托普鲁克要塞投降，就这么一句话啊。托普鲁克的易主啊，就像炸弹一样，在英国和德国就炸开了啊。 消息传来，德国大街小巷就跟过年似的，沉浸在喜庆的七分钟里。转过天儿，就是一九四二年的六月二十二号，也就是巴巴罗萨计划一周年的日子。对于隆美尔来说，迎来了他人生的最为闪耀的时刻。在这一天，德国陆军元帅的名单里加进了他的名字。 他这一年只有五十一岁，距离他上次晋升只有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按照德军的这个军衔序列，除了戈林的帝国元帅这个位置也就到头了啊！因为这个戈林这个帝国元帅衔完全就是为了满足戈林的虚荣心，是吧？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自近代军衔制诞生以来，在大 大国中，这个年龄靠战功晋升到元帅，可以讲是凤毛麟角啊！你说那个小国什么王子什么那那那不算，那就包括这大国的什么王子是吧？女王的丈夫，女王的丈夫是菲利普亲王啊，什么进由上位直接提升为海军元帅，那是人家娶得好，牛逼你也娶一个，是吧？不是每个人都有都能娶到女王的啊，所以那不算啊。就说他凭战功凤毛麟角啊。 先让希特勒和隆美尔高兴会儿啊，因为这个硬币都有正反面啊，几家欢乐肯定就有几家愁。隆美尔是高兴了，另一个尔不高兴了，谁呢？丘吉尔啊啊不高兴啊。丘吉尔写回忆录是吧？说这是个难以描述的严峻时刻。托普鲁克的陷落是吧？意味着德国人可以轻易起飞战机轰炸亚历山大港。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还严重损害了英军的声誉啊，因为英军其实。 你这个时候也没什么声誉了啊！一败再败，是吧？从托普鲁克往东到埃及，英军无险可守，整个埃及微弱累卵。那下一步，对于隆美尔的德军来说啊，还是对于死守埃及的英军来说，到了决定双方命运的关键一战了。这就是阿拉曼战役。 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